哪一天看看，你等一下了 káàdì wọn káàdì. more fast. 小芳吗？嗯，你好，小芳，你好。 Apple

out.

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